我去比赛场只需要十四分钟，田森咬着牙道：“万一堵车呢？”叶修说：“主场比赛。”万一电梯坏掉呢？我印象里你们黄蜂的楼也挺老旧的吧？电梯有没有日常维护啊？你，田森无语。现在完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。 但问题是，他居然真的去想他们黄蜂那个一声降起来就轰隆直响的破电梯了，只差一级，田森咬牙，但就这一级已经拖了有三分钟了。田森当然没有忘记比赛，他算好了杀了这 BOSS 再赶去比赛也完全来得及，谁想偏偏半道杀出君莫笑这么一伙人，战斗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。 现在，隐者斗士阿利安只差一击就可以拿下，但偏偏就卡在了这一击上。这样的景象，玩家看来或许会觉得匪夷所思，但田森一点也不意外。职业选手完全有能力做到这种事。眼前这位虽然不是目前联盟中的注册选手，但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能力。 但问题是，现在被这种能力给制肘的是田森自己，这就让他分外不爽了。眼瞅着比赛时间越来越近，他却迟迟完成不了这最后一击。已经七点四十三了吗？听到叶修说出这时间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更慌了。正如他所说，从这里赶去比赛场，他至少需要十四分钟。 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原本是准备七点四十分之前就要动身的，结果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完全破坏了他的计划。田森起初并没有太把这帮对手当回事虽然知道他们能力不俗，但他这边先期建立的优势极大，隐者斗士阿利安的仇恨没可能在这种程度下还被转手。 尤其是在他这样一位全明星级别的职业选手掌控下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君莫笑这帮人非但没有攻击隐者斗士阿安和他抢仇恨，反倒是保护 BOSS，准备集火将他干掉。这种强压对方仇恨的方法，在一般的 BOSS 战中是很少会被用到的。 因为能掌控仇恨的本身就肯定是团队中实力最出色的，而且也一定会有诸多的保护手段，哪能轻而易举就被做掉？君莫笑等人上手就准备这样干时，黄蜂工会的人一时间还偷笑了起来，他们觉得君莫笑这帮人就在网游里横行无忌惯了，以为他们所向无敌。 这次撞上了田森，也想闪电战直接拿下，这太天真了吧！事实正如他们所想，田森哪会是这么简单就被干掉的人物？再在黄蜂工会精英团队的支持下，轻松抵住了这种压力。再然后，君莫笑等人的举动，让黄蜂的人看来就是在耍无赖了。 这是看自己抢不到 BOSS，所以干脆就在这儿给黄蜂的人添乱了吧？这真是太没素质了！看看其他工会的，在看到田森掌握大局，建立了如此稳定的仇恨优势后，就都已经收兵放弃了。只有君莫笑这帮人，明知自己抢不到，还要给别人搅局，真是一点荣耀规矩都不讲啊！ 黄蜂玩家都很怒，但问题，单论实力，他们这些普通玩家现在真没什么能耐可以和君莫笑这伙人叫板了。都不说魏琛、唐柔、包子、乔一帆、武晨这些实力派了，就是罗辑，在经历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职业级的训练，也非昔日阿蒙、叶修这等大神的水平和经验、职业训练的方式方法，这些可都不是假的。 哪怕从街边随便两个人回来，练不成大神，练不成职业水准，但练成比普通玩家要高的高手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罗辑在假期里又是一通苦练，现在就可说已是这种级别的高手，在竞技场里可以做到胜多败少，换任何一家公会都足以选进精英团。此时 PK 战斗。 叶修也不会再给他下一些方便他掌控的禁令，因为罗辑他个人已经可以自行判断如何做，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他的实力。于是，君莫笑一伙人人数虽少，黄风一时间却也对付不了，双方都无法将对方怎样，场面僵持。可有了君莫笑他们这样添乱，杀 BOSS 当然就没那么安生的。 尤其故意在不合时的时机，将隐者斗士阿脸突然打出红血，要不是黄风这边是有田森亲自坐镇，这一突如其来的暴走，可能真就把整个局面给毁掉了。黄风这边恨得牙痒，却又无法将对方怎样。眼下来看，只要能把这 BOSS 杀掉，让君莫笑这帮家伙感觉到挫败了。结果七点四十分。 当叶修第一次关切询问田森怎么还不去比赛的时候，田森这才猛然意识到了对方的战术之卑劣。君莫笑这帮人留下，不是要存心恶心他们黄蜂的，人家对 BOSS 依然是有想念的，因为他们看准了黄蜂这边的一个破绽，那就是今天是比赛日，八点准备开打的职业比赛，田森怎能不参加？ 所以他们就故意在这捣乱，拖缓黄蜂击杀 BOSS 的速度。如此一来，时间一到，田森的驱魔师不死也得走了。七点四十，这本是田森给自己定下的离开的时间，但是现在他不甘心呢，因为隐者斗士阿里安在此时就差那么一击了。集他们工会之力，这一击应该不会那么难拿到吧？结果。 还真就拿不到。田森本人是对方的重点看护对象，而黄蜂工会其他玩家想要采用的攻击手段，也悉数被以对方识破。这隐者斗士阿里安挺着最后一口气，硬是屹立不倒，红血状态下几次出招，反倒让黄蜂这边折了不少人马。 更气人的是，被杀之人爆出的装备，居然被对方那边的一个忍者冲进来捡走了不少。这货来去如风，冲进黄蜂堆里拾取，居然没人能拦下他。就这样，为了达成这最后一击，田森忙活了三分钟。这三分钟，他基本就是和君莫笑这帮人在正面交手，别说去伤 BOSS 这最后一下了。 他自己不多加小心的话，反倒有可能被对方给灭了。七点四十四了转眼又一分钟过去，叶修再次提醒田森。此时此刻，这暴食鸟的技能是对田森伤害最大的大招。时间越紧，田森心越乱。七点四十五，怎么也得走了，最后一分钟。 田森想在最后一分钟拿到机会，但是四分钟都坚持过来了。叶修会在最后一分钟露出破绽吗？当然不会，破绽只能靠田森自己去争取。已经没有退路的田森决心彻底放手一搏，有机会就杀。这是他留给黄蜂工会这边的最后一句话，但并无把握。 能不能完成这最后一击？但是也许可以制造出空档，然后由黄蜂工会的其他人来完成，那 BOSS 的归属也依然会确定。田森的驱魔师突然纵身而起，手中战镰还没等舞起，就见炮弹已经轰到面前。君莫笑手中的武器一会儿矛刺，一会儿刀砍，一会儿枪射，田森真是有些无奈。 不过这一次，田森已经不准备闪避，手中战镰在空中飞速划出三道赤红的轨迹，轰轰轰三声响，君莫笑发射的三枚反坦克炮被全部消爆。硝烟中，田森的驱魔师直穿而入，直接就朝君莫笑身上撞了去，似乎想用这样的方法，硬给君莫笑他们对 BOSS 的维护制造出个空档。寒光一闪。 斜里韩烟柔的战矛却在此时递了过来，一记圆舞棍却是想这样把田森的驱魔师从半空捞下。田森的手法也当真不慢，半空中战镰再度一挥，将韩烟柔刺来的战矛磕到了一边。与此同时，却也没有疏忽眼前，战镰磕开韩烟柔那一矛后，当即朝下一沉，硬接在韩烟柔这一矛之后。 君莫笑刺来的一记圆舞棍，也被他的战矛磕到一边了。一跃而起的半空，田森连劈炸弹，算上可以说是完成了五次招架攻击。战连的攻速优势在他手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，突破着层层障碍，硬是要凑到君莫笑的身边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君莫笑朝旁一让。 田森就看到影者斗士阿利安挥手一拳，一记气功师的轰天炮朝他轰了过来。这帮家伙，配合赫然连 BOSS 都计算在内了。而这一击是气功伤害，无法用招架的方式抵抗。但已经冲到这份上的田森，无论如何也要硬吃就见驱魔师手一张，已甩出一张符纸，这是驱魔师特有的驱魔符。 扔出的符纸会立即释放出一个技能，但是这次，这张符纸刚刚打出，就听啪啪啪声不绝于耳。君莫笑阵容这边，包子入侵一把毒针打出，这张符纸的技能还没释放出来，就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再也召唤不出技能了。这是驱魔符的最大缺陷了，符纸丢出来还得保护着。 被人把符纸打烂，相当于这技能被打断。再然后，貌似没有然后了。赢者斗士阿莲的轰天炮轰出，田森的驱魔师一下就被吹飞出去。所有人都已经战斗到这儿，就算又过了一个小段了。谁想就在半空中，先前三发被斩爆的反坦克弹爆炸的光火散尽后。 一道悬于半空中的驱魔符也已经绽放出了光彩。驱魔符飞火流星，漫天的火花流星般拖着尾巴坠落。田森露出胜利的微笑。但是紧接着，他就看到那边的君莫笑突然武器一举，哗的一声响，那玩意儿已经撑开成伞。君莫笑闲庭信步地将 BOSS 一同遮在了伞下。 火流星坠下，打到那伞，砰砰直响。BOSS 看起来却是那么的高枕无忧。哼，真是太阴险了，居然还藏了个驱魔符。驱魔笑抬起视角，似乎还欣赏了一下这飞火流星的华丽景象。七点四十五了，末了倒也不忘提醒田森一声。